Someone who Mm-hmm. take the end of all time 只是踢了一下，嗯，还好，还好，哦，哇，呃，你把爸爸吓怕怕哦，爸爸吓坏了，爸爸从山上摔下来，砰砰砰砰，哈哈，笨爸爸，没错，哈哈，呃，不好意思，虚惊一场，宝宝只是踢了一脚。 <laughs> 我也真想踢你一脚。这个礼拜都虚惊三场了。好了，没啥好看的，散了吧，都散了吧。哦，我发现你好像也有孕在身。哦，我才没有怀孕呢。哦，可惜了，你一定能成为好妈妈的。哦，妈咪，我知道你很激动，我也激动，可你有点激动过头了。OK，OK，我说你的语气有点像低狗。哎。 帝国他上哪儿去了？ 哈哈哈哈哈！我的鼻子在发烫，宝贝儿真的很烫，哈哈！你瞧瞧，我只能颠着走，颠着走，吃灰去吧，笨猫！现在，嗯，我能睁开眼睛了吗？悠着点儿，别刺激着宝宝。宝宝没事，我担心的是那个受刺激的爸爸。哦哦哦！别偷看。 哇，孩子的游乐场！哦，哇哦，真是太棒了！哦，Nanny，我亲手制作的。 美满一家亲。嘿，为什么上面没我？你可以来我们家，我们才是绝配。谢谢。当然了，现在这里还没有完工，还有些细节要处理。真不敢相信，你在为宝宝改造自然环境？改造自然环境？别搞笑了，我才没那么无聊。 曼尼，孩子终将要面对这个世界，你改变不了的。有什么不可以？我是陆地上最大的动物。好吧，巨星老爹，我倒是想看看你怎么应付他的青春期。拜托，d 达，你最好什么都不要碰，这是小孩玩的地方。你是小孩吗？说是也没用。 <laughs> 第一个，你终于来了！你错过了我准备的惊喜。哦，是啊，是啊，那我回头再看。OK，拜拜。我看第一个好像有点不太开心。那他肯定不会有事的。你应该找他聊聊。男人和男人之间才不会谈心呢。我们最多互相拍拍肩膀。这样很幼稚。女人的想法，对男人来说，这比什么心理治疗都管用。 好吧，好吧，我去。嘿，哦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没什么。呃，其实，艾丽她觉得你有心事，我告诉她。说实话，我一直在想，也许是到了我应该离开的时候了。好吧。 那我就告诉他说你没事，他多虑了。事实放在眼前，我越来越不行了，我不能一辈子当小孩子的玩伴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建立一个家庭，这非常好，我也为你高兴。但这是你的生活，不是我的。你对我的孩子有意见？不不不，你完全误解了。你走吧，去冒你的险吧，冒险家先生。 千万别让我无聊的家庭生活妨碍了你的脚步。又不是你怀孕，你怎么这么喜怒无常？那你等等，有话好好说嘛。怎么样？告诉过你，男人之间不该谈心。怎么了？出事了迪狗要走了。哇哦哇哦，这是我们生命里最棒的时刻，我们要有孩子了。不，C 的，他们要有孩子了。 没错，可我们是一家人。听着，时过境迁了，m a n y 现在有更重要的事。看开点儿，过去是很快乐，不过现在该说再见了。以后就只剩我们俩了。不，记得，不是我们俩。花拉，艾迪跟我们走吗？只带花啦，只带艾迪。 再见，C a OK，要冷静，冷静。交朋友是我的强项，交一群新朋友那才是王道。嘿，几位小兄弟，你们好吗？ 好吧，至少你还一表人才。 <laughs> 哦，糟糕！这儿有人吗？有人吗？ 小可怜儿，我能体会被遗弃是什么滋味。别担心，你们再也不会孤单了。 啊啊啊啊！痛！啊，还好，很好，很好，我能行，我能行！啊啊啊！哦，呆着别动，呆着别动！儿女，好好看好你兄弟，妈妈马上就回来。妈妈来了，宝贝。 Thank you. <laughs> 哦，谢谢谢谢谢谢！小坏蛋，臭坏蛋，你差点把我吓出心脏病！ <laughs> 哦，对不起，宝贝儿，都因为我太爱你了。快来见见你的曼尼叔叔和艾莉婶婶。嗨，你好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蛋白、蛋壳儿，还有蛋黄。z e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，但我觉得这不妥。嘘，我的孩子会听见的。 他们不是你的孩子，C 的，快放回去！你不能做家长，为什么呢？首先，你偷了别人家的蛋；其次呢，他差点摔成蛋饼。C 的，他们的父母一定焦急的在找他们呢。不，他们是我在冰层下找到的。我不救他们，他们早成冰蛋了。哦，C 的，我知道你很寂寞，有朝一日你会有自己的家庭。 你会遇到一个好姑娘，她不会嫌你丑，也不会介意介意你身上的味道。曼妮的意思是说，够了，我明白，我这就还回去。你们有你们的家庭，我最好独自离开，孤身一人，伴随无边的寂寞，在这冰天雪地里漂泊，孤单、冷清、凄惨。 你说的太夸张了，一点不夸张。Seed，等等，别别，没事的，他会好起来的。这是 C 的特长之一。我没理由放弃你们，我喜欢小孩，我这人有责任心、有爱心、有耐心。 你们觉得呢？嗯，我知道你们会同意。哦哦哦别哭，别别别哭！呃，我们去避一避。好了，我给你们擦擦。没辙了，看来当家长真不容易。 也许我还不够格儿。 我当妈妈了，妈妈在哪里？在这里。洗好了，赶紧清桶，没问题。 大的怪兽，我是你的小宝贝，而我要吃没了。啊！我以为你是女的呢。 <laughs>

很抱歉，这里你们不能去。曼妮说了，这里是孩子玩的。等等等等，你们就是孩子。啊！千万别碰坏什么东西。树懒说：“游乐场开放了。 <laughs> ”不不，等等，你们不能进。 谁呀？无所谓，他们真棒。要乖呀，妈咪，他不肯一起玩。你管管你们家孩子，怎么？我孩子先拿到的，才不是，就是，才不是，就是，才不是，撒谎撒谎，眉毛烧光。你脑子有病吗？我这个单身妈妈要抚养三个孩子，你难道没有一点同情心？拜托，这慢点！别这样！不不不不不！我的脑子。 我很抱歉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哦，不要，不要！啊！哦，坚持住，小丑女！我不行了！啊啊！专家说了，小孩子有权决定要吃什么。你觉得我的脚踝肿吗？脚踝？什么脚踝？ 哦，Ronald，你这是从哪儿来？哦不！好了，听话，把它吐出来。如果你不把小将军吐出来，我们立马离开游乐场。一、二，别逼我数到三！哦，出来了，活蹦乱跳的。这不是我家将军，总比没有好吧？ 哦 m e d i c i n e 来吧，快吐出来！死了。哦嘿，嘿 m a n 我的 Johnny，等等，不要！哦，我真的很抱歉，这地方全毁了。 而且还不是我们干的，我们来迟了一步，伙计。重要的是没人受伤，除了那个家伙，还有那边三个，还有的。我跟你说了，把他们放回去，你竟然不听，看他们干的好事。你说的对，他们确实好像不太守纪律。吃别人的小孩不是纪律问题，但他吐出来了呀。干得不错。 要不要给他们五角星？三好学生？他们不属于这类 C 的，不管他们是什么，不管你从哪儿找来的，给我送回去。美女，我绝不会抛弃我的孩子。地震了！别害怕，别害怕，有妈妈在地震会叫吗？ 就是块愤怒的化石，快快快，坚持坚持坚持！大家保持冷静。 是他们的妈妈，你怎么知道她是他们的妈妈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查身份证吗？那是头恐龙。我一把屎一把尿的，含辛茹苦把他们拉扯大，才拉扯一天，快还给他，神经病！听着，他们是我的孩子，要带走他们就先过我这关。 是不是吃饱了撑的？C 的，C 的一定就在下面。好吧，他死定了。我很遗憾，我们会想他的。 哦不不不，别没良心！好吧，艾莉 c 德的事就交给我了。你花了，还有艾莉，回村子等我。哈，听你的才怪！艾莉，你看见那大家伙了？这里会很危险。说什么都没用。算你狠，等我救出 c 德，我要杀了他。女士优先，敬老是传统美德，先礼后兵。什么兵？ <laughs> 不不，哦，不妙，很不妙！艾莉，艾莉，等等我！你听好了，如果你感到不舒服，就算只是一点点，也要告诉我，马上打道回府。 <laughs> 好吧。哦，我们要定个暗号，对，用来表示说孩子要出生了。嗯，那这样啊，孩子要出生了，怎么样？ 嗯，太长，我们要找个简洁有力的，比如，呃，桃子，桃子，我喜欢桃子，它们又甜又圆又毛茸茸，就像你。你觉得我很圆吗？呃，圆很好，圆就是性感。 心，你们也在做和我一样的梦吗？我们的世界下面是个世外桃源，我们竟然都不知道。 上去？你傻了吗？我才不会爬上恐龙呢！要么选这条恐龙，要么选那条。准妈妈要先行一步，亚巴达多！下次再也不玩什么亚巴达巴多了。 我感觉自己很渺小。你觉得我会怎么想？啊哈！恰恰恰！准备闪人！ Mm-hmm. 老大，你太帅了，我实在太崇拜你了。我也是。嗯。我能收养他吗？啊！Buck，什么？我叫 Buck，全名 Buckminster，简称。 有点钝了。你们来这里干什么？我们的朋友被恐龙抓走了。这样，他完了。欢迎来我的世界。现在回家吧。不送了。我们不会放弃的。哎，你等等，也许这个秀的黄鼠狼说的没错。Manny，我们既然来了，就得找到他。我发现了脚印。我们走。 继续走，你们就会发现，他已死无全尸。你怎么知道？伟大的、睿智的神勇老大。嗯，爷。嗯，恐龙妈妈带着她的三个孩子，还有一个邋里邋遢的绿家伙。嗯，那个邋遢的绿家伙就是我们的朋友，你从脚印就能看出来。不，其实不是。 我看见他们经过，他们朝熔岩瀑布去了。那是恐龙照顾孩子的地方。想去那儿，你们先要穿过一片痛苦丛林，然后再跨过死亡峡谷，最后到达凄凉板块。哇！OK，哦那我祝你神经病发作的愉快。我们要上路了。等等等等等等等等。 你你你你以为这里是热带度假胜地吗？你的伙计已经没救了，伙计，你只有这么两根不堪一击的象牙，而对手是最可怕的怪物，我称他为杜迪。哦，不错不错，我还担心会不会是其他可怕的名字，比如小红或小明等等。你是说还有比恐龙妈妈更可怕的生物？然也。 蓝眼说的没错，这个就是拜他所赐。哦，他给了你这个眼罩，免费的，他可真酷。说不定他也会给我们眼罩。欢迎来到我的世界，凡入此地者需放弃一切希望。好了，我们明白，绝望和死亡。 说个没完没了。 听起来这里确实是痛苦丛林。啊！等等，怎么有问题？桃子，什么？不，我觉得这里有点奇怪。你饿了，有点低血糖。呃，那边有水。 别，曼尼！我是你就不会贸然过去，这里可不是你建的游乐场，哼！说的我好像害怕这朵小花。嗯，没想到会这样吧？啊！我有言在先，这全怪你！不许吃我们的朋友，丑啊！只能这样。 我去把它连根拔掉，动手吧！他们会永远关在里面。什么？好了，准妈妈，别为这点小事伤身。在他们被消化之前，看我的。被消化。三分钟，他们就只剩骨头了。胖子也就五分钟。我才不胖呢！ <laughs> 我感到一阵酥麻。你跟我挤在一起的时候，不许这么说。又不是那种酥麻。我也有感觉了。救命！ 现在该轮到巴克出场了。谁才是胖子？ 群菜鸟从植物里面爆了出来，够帅！快点说呀！呃，谢谢你救我们。巴克，带我们去找邋遢的绿家伙吧。没这个必要吧？当然有这必要。嗯，好吧，我来帮你们，但我有规矩。第一条，永远服从巴克。 第二条，走路一定要走路中间。第三条，要放屁的家伙走在最后。嗯，上路吧，快快。我们都该做个脑部检查。那是第四条，先去找你们的朋友。 害怕，我们都会没事的。拜托，不要摇了，我快吐了。瞧啊，他把我们放下来了。 我会发现 C 的吗？我担心他会不会发现我们？卢迪，开什么玩笑？他生性凶残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察，无所不吃，一定会发现。 以前他还是条毛毛虫，当然现在变态了。你在这里全凭自己本事生活，孤身一人，了无牵挂，没别人，不可思议吧？没有羁绊，没有约束，所有单身汉梦寐以求的生活。听到吗？这就是我寻找的地方。喂，现在说话不方便，我正在帮人找一个死树懒。嘿嘿。 不是他们来求我的，就是他们还觉得是我疯了。哦，好了，我们马上就到死亡峡谷了，那边没信号。当然，我也爱你。好了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OK，跟我来。你住三星期也会这样。 我说这儿为什么被称为死亡峡谷？本来我叫它大臭沟，但是所有人听了都笑翻了。怎么过去呢？女士优先。哦，这玩意儿太危险了！哎哎哎哎哎！第一条规矩。哦哦哦！啊，快说，猛犸象，你记性不是很好吗？永远服从巴克。 很好，看着前方，背挺起来，然后哦，对了，吸入有毒气体可能会死。有毒气体？是的，请坐云霄飞车。等等，不用担心，艾莉，你没事吧？真是太刺激了！好了，所有人都上来。 没什么困难的，别紧张，出了点哎技术故障，哎，屏住呼吸，伙计们，我实在是屏不住了，吸气了，我现在我也吸气了，嘿，我们还活着，你的声音真滑稽，什么？ 你怎么不说你自己哈。好了好了，一二三，快开始！圣诞圣诞快来到！你们都疯了吗？好像不是毒气，嗯。 <laughs> <laughs> 你怎么这么搞笑啊！ <laughs> 不要笑了，都停下！不要笑了，都停下！第一条规矩是， <laughs> 他们就是笑笑，有什么不对劲吗？他们就是笑死的。啊！别再笑！ 你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我们本想去救 C 的，但现在我们也要死了。我根本不喜欢 C 的，谁会喜欢？他是个大笨蛋。 <laughs> 谢谢你带我们惹这么多麻烦，我很久没这么快活了。谢谢你打算离开我们，你简直帅呆了。 咕叽咕叽咕，别添乱，哼！别这样，不然都要死！嗯，最后还是要靠女人。有的时候是我干的。

孩子们，忙着忙着。什么？你们不吃这些蔬菜吗？那你们怎么能长成强壮的恐龙呢？不，还是应该当素食主义者，这样才能更健康。瞧瞧我，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多了。 不好意思，请不要影响我和孩子们交流。啊！不不不不不不不，这东西不能吃，这东西毛又多，肉又多，还活着。 不不不不，我们不能吃活的东西，绝不！去吧，飞吧，自由翱翔！你这个不会飞的小鸟，哦，我的错。嘿，你又要去哪儿？逃避就能解决问题吗？怪不得你还单身。 拜托，别把我的话当耳边风。我说他们是素食主义者，你说呃？我说我们好好谈谈，你说呃？这不是良好的沟通。你看，每次你都这样耍态度。你还有什么害怕的？你是世界上最厉害的。 不是吗？他们肯定活不了。白天外面非常危险，到了晚上就更危险。何况他们的向导是疯子。什么？ 他是个怪人，我才不是彻底的疯子。他有香港脚，闭嘴！你闭嘴！哦，你个该死的！ <laughs> 他想掐死自己的脚，我们还是先走吧。什么？去给陆地当夜宵吗？绝对不可以！说的没错，别那么着急，我们在这过夜。好了，有人饿了吗？我饿了，你又不需要吃饭。 我就在那儿，背靠墙站着，没有退路。正所谓九死一生，紧急关头，我面前就是那个巨大的白色猛兽。 是的，我死了，但我还是活了。哦，越接近死亡边缘，我生存的愿望就越强烈。就在卢迪要把我吞下肚子的时候，我紧紧抓住了他喉咙里那个恶心粉红肉乎乎的东西。我挂在那东西上，然后就向后向前，向后向前，向后向前，向后向前，向后。 然后向前，向后，向前，最后我松开手，从他嘴里猛冲了出来。虽然我失去了一只眼睛，但我得到了这个——奴隶的牙齿。在，俗话说得好，以牙还眼，以鼻子还下巴，以屁股还……呃，这太俗了，真的，相当的俗。你是个超级勇士，终极英雄，无敌战神。 霸气霸气霸气霸气！贝了个妈，碰起碰起砰砰。哼，怎么了？他就是。接下来我再给你们讲讲，我是如何用一个锋利的贝壳把一条暴龙给淹了。师傅，请讲。哦哦哦，今天晚上童话已经够多了，来吧，艾你该休息了。真拿他没办法。好吧，你们好好睡一觉，我守夜。别担心，巴克，交给我们。负鼠是夜行动物。 没错，我们是黑夜之王。晚安，陆地。 我怎么办？乖乖睡觉，孩子们，明天要做很多事：觅食、打猎，想念朋友们，他们肯定不会想我。 哦，你其实挺温柔的。 Manny? Hola, Eddie! Manny? 怎么起来了？你还好吗？呃，不好意思，我只想保护你的安全，却把你带到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。哎，这不是你的错。我们在做很重要的事，要找到 C 的。话是没错，但如果我以前对他好一点他也不会来这儿。还不够好吗？你开什么玩笑？你不顾自己的安危，带着老婆和肚子里的宝宝来救你的兄弟。 也许算不上好丈夫、好爸爸，但对朋友仗义。嗯？啊！哦！ 有人别动！ <laughs> 我闻到了什么？嗯，嗯，闻上去像是十年没洗过澡，嗯，又像刚从厕所里捞出来。那是 C 的。伙计们，我们终于发现了犯罪现场：一小撮毛豆，吃剩的残骸，还有一颗啊不，西兰花。 事情是这样的，恐龙想袭击 C 的，C 的 <laughs> 用西兰花进行反击，把对手打成了植物人。开玩笑吧，C 的没那么暴力，这太不靠谱。再说恐龙在哪儿？好吧，好吧，很好。 <clears throat> 也可能是 C 的在吃西兰花，恐龙吃了 C 的，然后一脚踏扁西兰花，西兰花变成植物人。你什么时候疯得这么彻底了？嗯。 三个月前吧，我有一天醒来，发现娶了一个菠萝。那菠萝真的很丑，唉，但我很爱它。呃，巴克，我猜你可能遗漏了个小细节。好吧，你们的朋友可能还活着，但也活不长了。卢迪就在附近。没错，正是凄凉板块，剩几块算几块。 Ugh! 伙计们，向熔岩瀑布前进。这是什么声音？是风的声音，它在和我们说话。它它在说什么？不知道，我又不是风语者。 一下，请求暂停，我不行了！天哪，你们跑得真快！这儿看起来也不错，天气很好，邻里和睦。嗨， <laughs> 好邻居！ 怎么还有这样叫唤的恐龙？那是 C 的，那就快行动。Many 菠萝，菠萝，他大概又饿了。那是石榴、柚子、奇异果，他想要水果拼盘。拜托，快想起来！桃子，桃子，桃子。 他要生了，就就现在！情况很不妙，孩子要出生了，你们听见没有？因为我有时候有幻听。你能忍住别生吗？谁能帮我扇他一巴掌？没问题。你待着别动，我就来。只能这样了，你们俩跟我去救人。满你，你留在这儿照顾艾莉。什么？你现在不能走，她需要帮助。第二条规矩怎么说的？第五条规矩规定，第二条可以忽略。如果因为女人。 或者因为可爱的小狗，这些规矩都是我随口编的。知道，但是你总不能……给你，让他去吧，我来照顾你。这样才对嘛！来吧，孩子们，照顾好我们的姐姐。大块头，别有压力。别看他平时自信满满，老婆要生了这么紧张，心理素质一般，对吧？我们快走吧。 哦，很好，很好，没问题。爸爸，他就来了。啊，老实说，宝贝儿，你可真会挑时间。哈哈哈 是岩浆，滚烫滚烫的岩浆！孩子们，打起精神，准备冒险！是长官，迎接挑战！是长官，拥抱死亡！ 我好像没听清。 <laughs> 听着，我去保护艾莉，你去对付那些家伙。这，梅尼，他们要爬上去，一切都完了。你要相信我。好吧，就这么办。 烫真的很烫，我只能颠着走，颠着走，颠着走。打扰一下，别自恋了，我生孩子呢。哦，对啊，抱歉，你还好吗？我还好吗？你到底了解生孩子吗？不，不太了解。不过没你就来了。哦，第一个，我好害怕，能抓住你的爪子吗？当然没问题，你。 要坚持住！这是又一次阵痛吧？不是。哦。不。看呐，他在那儿。小德，不对，C 德。我是说小德。要不我们先救 C 德，然后再去救你的小德。好，随你的便吧。 思乱想，会没事的，一切都很顺利。啊，是一下。啊，保持呼吸节奏啊，迪哥，继续呼吸，这点很重要。抓住那些弹药。 点住方向，开火！感觉，实在太爽了！瞄准，有空接着浪笨鸟。 去救树懒。我们中弹了，中弹了，没得，没得，我们在下坠，帮我抓着！一不嫌鱼味儿。我说，你不觉得很囧吗？啊！我爱你，兄弟！我知道，快醒醒，拜托！ 舒兰西德的死期。 到我现在的感受，嗯，好吧，就当我没说过，我们再一起试试。 生了。 我想应该叫它艾莉，小艾莉。有个更好的名字，桃子。桃子？不好吗？它又甜美又圆润，还毛茸茸的。桃子，我喜欢。 <laughs> 我看到喽，硬汉。不不，刚才有只恐龙抓伤了我的眼睛。 我又不是铁石心肠。我来也。是 C 的。哦，是个男孩。是他的尾巴。是个女孩。哦嗨，小甜心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 C 的叔叔。对，是我。哦，你可真漂亮。哦，没错，长得完全像他妈妈。 谢天谢地！哦 <laughs> 不，别误会，m a n n y 你那个叫内在美。很高兴你回来，C 的。我从不会这么说，不过我想你，兄弟。 <laughs> 真希望我的孩子也在这儿，你们会是好朋友。艾莉！咕咕咕！我告诉过自己不能哭的。 我可没有，我都快忘记家的感觉了。那么你呢？想过要个孩子吗？哼，好吧，伙计们，现在该回家了。 就是这儿，伙计们，故事开始的地方。玩的真开心，要不你们常回来看看？哈，这我可不能保证。没错，哈哈，没错，毕竟这里不是度假胜地，非常危险。哦，好吧，就送你们到这儿了。没有你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。那当然，但美好的时光总……看来我们有伴儿了。 你好，鲁迪。我在这儿，你这超级大化石，这个你认识吗？想要就来追我呀！ 你们快走！你和宝宝待在这儿，别担心，我们去吧。哎呀！懦夫。 圈先头穿过去，再打个结。好了，孩子们，用力！下次学聪明点，小可爱。这东西撑不了多久，快走！伙计们，等我。 快过来，孩子！我告诉你们，这才是你们的家。你们一定会成为非常巨大、非常凶猛的恐龙，跟妈妈一样。妈妈，好好照顾我们的孩子。 你是个称职的家长，塞丹。谢谢。能帮你带孩子吗？没门儿！拜托，我低薪上岗。好吧，我考虑考虑。也是，还是没门儿。他死了，那我以后该怎么办？这还不简单，跟我们走吧。你是说上面吗？嗯。 从没想过再回去，我在这儿待太久了，觉得这儿才是家。回到上面，我会无法适应。哪有怎么样？瞧瞧，我们不也活得好好的吗？ 是在催我们来吧，桃子。他还活着，巴克。我，我得。是啊。再说，我总不能让他跑出来，对吧？替我照顾他们，永远服从巴克。我们快到出口了。 大家都没事吧？巴克在哪儿？别担心，他去了想去的地方。他不会出什么事吧？开什么玩笑！那个家伙天下无敌，我倒挺担心卢迪。 <laughs> 我知道。 结婚生子的生活不适合你。可是，呃，无论你决定怎样，我不会走了，伙计。冒险的生活，就在这里。可我还没说完呢，酝酿很长时间了。要不然怎么说我，强壮又感性，正直又温柔？哦，谢谢。 <laughs> <laughs> 啊，他们长得真快呀！我是说那些孩子，好像他们前天才出生，今天就要离开我了。生活就是这样。是，啊，真不容易呀。 是这样，宝贝儿，欢迎来到冰川时代。 boom, boom, aka like a like a boom, boom, boom, aka like a boom. It was a night.